锵锵三人行，我发现凤凰这个电视台啊。 表面上很庄重，实际上很八卦。怎么这么八卦呢？干的就是这些活呀。我不过就是在一次节目里，就是错把人家伟杰叫成了又廷。哎，我刚才还跟义军说，义军一说都上了我们内部刊物了，说这事儿。 <laughs> 对对对，不过我记我记到你们俩，我时刻提醒我自己，不要把文涛跟文道叫错。 <laughs> <laughs> 很多很多人都把我们叫错了。我说最近怎么又廷请我吃饭呢？作为女性，这是很大的伤害吗？ 我觉得看你当时的表现和后来的补救，完全不是有意的，完全不是不是。因为又廷怎么回事？因为跟又廷做的多。哈哈哈没，你不要笑，此处不一笑。这个内涵很什么的，此处不宜笑。不就难受，不就难受。 <laughs> 因为跟又廷做的节目多嘛，所以就是我有时候有点感冒的，脑袋有点这个缺氧的时候，就一说话冲着伟杰，哎，又婷啊，我跟你说， <laughs> 啊，这这。家当时伟杰怎么样？伟杰的。 就这样了，哎呀！我发现女人呢，但是她还是笑了一笑，然后觉得也蛮开心的，至少被你记住了，被你记住了这件事情。伟伟杰对，也就是一个星期没上班嘛， <laughs> 回来的时候双眼通红，回来不是笑俩眼跟桃似的，就是， <laughs> 哎呀，这真是罪过！我发现，千万，你看男的是不是心胸就皮实一点女人怎么？你们男人就是嘴贱了一点。 <laughs> 对对，我想也是，就嘴贱嘛，就是。 你都没听说过那个在床上叫错名字的，那家伙你知道吗？真有这样，所以都全部叫 darling 嘛，全部叫亲爱的。哎，我有一朋友更绝，他把他的二号女朋友的那个手机号码名字啊。 改成都叫大龙、大虎什么的，就他也其实是女的打过来，他的正牌那个女友看到以为是男哥们儿打的。对，这个这个我觉得啊， <laughs> 这还改的不好，他应该把它改成叫韩局长，这样。哦。不是韩部长，不是他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得出去接个电话，部长打来。 <laughs> 我是怎么着？就我发错过微信， <laughs> 也是很尴尬。你这，我发现这个微信呢，它有一个什么呢？它。 太太容易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他没有一个确认。有时候你真是你一不留神，你给文道发的，结果发一军那儿，而且你还本来是骂他的，可能是他追不回来了。这而且就追不回来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是吧？ 今天谈什么话题嘞？ <laughs> 美食外交，要请人吃顿饭来。没错没错，对，后来又请请你吃了顿饭。又婷是美食家。哦，哎，他自己做好多东西，他经常做蛋糕给带来给大家吃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从来没吃过，没见过。对，又婷。你没有叫错过名字，你轮不到。就是嘛，这个又婷又婷，又婷。 <laughs> 哎，说了多少个又婷？ <laughs> 他一进在打喷嚏，不行，从现在开始，伟杰，不是义军，义军，义军，义军，我没事，很皮实。义军，你对你粗服乱头嘛，这演胡子是吧？义军今天这衣服穿的越发的好了。我以后要把你说的这个评论，我要把它裱起来，写下来。 <laughs> 对对对，义军你还没看我头发，不是我这头发，我这衣服，你这衣服好像被我们俩扯了。为了配合节目需要，你瞧袖子都给剪了。 <laughs> 对，而且穿反了，是吧？对，而且还是反了， <laughs> 太厉害。基本上这就是西装裁缝的那个纸样对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直接拿上来穿了。我穿来了。他们说我现在越来越有品位，就是 <laughs> 是吧？品位就是乱搞，就是品位，是吧？义军，是是是是，哎，义军。舞蹈没关系，接着说。这个义军啊，我们现在要讲讲《舌尖上》，中央电视台又出了一个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是第二集了。哎，你看这个东西吗？ 我第一集我看了大部分，没有全看完。就是我看了，但是二我没有看，你看了吗？我补课看了一下。二我还没看。一一一我都我还是看了有好几集的。二就是昨天我。 补了一下，我恶补了一下。好看吗？还是陈小青他们做的吗？不是，好像换了人了，换了一些。总导演还是陈小青，还是小青。对对对，但是下面的人换了很多人。然后不太一样，他第一集好像是专注于在食物上面多一些，然后第二集他就是特别加了一些人的故事进去，呃，就是想加入一些中国人的故事在里面。嗯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好看，当然还是好看的了。 我希望大家先讲一些好的话，我再说我的看法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好看是吧？好看是好看啊，他拍的整整个的用的那些摄影器材啊、摄影技术，你没法说它不好看。嗯。但是它会让我想到什么呢？会让我想到张艺谋拍的那种奥运宣传片，非常好看，国际上的也评价也很好。嗯。但是他那个里面的中国人的笑呢，我就会觉得太好看了一点，就是太完美了一些。跟然后。 举个例子来说啊，你把张艺谋拍出来那些中国人的笑脸，嗯，如果你再把他跟岳敏君的画里面的中国人的笑脸比一比，嗯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那一张笑脸里面一样是笑，多了一点其他东西，就是更复杂一些。嗯，我们看到的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里面的这些中国人，我觉得都状态特别的好。嗯，不像我们平常碰到的中国人是吧？而且包括他们的居住环境，比如说一个窑洞啊什么的，可能我在想，我亲身去到那里的时候，我自己可能第一的反应。 我这个人可能会先看悲悲观的事物啊，说是做记者，我会先想到是贫穷，嗯，先想到是资源匮乏。但他那个里面整个拍出来，让你觉得什么都是美的。它里面有一些人，当然他会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小挫折，比如说他是想去进城找工作，然后找不到工作才回来帮爸爸，就子承父业来做吃的等等。呃，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些小风波好像都不是大事情，整个的基调就是。 特别的和谐，特别的美，特别的美好，就这么个感觉。嗯嗯嗯。哎，这个真就是价值观的这个争议了。就是你看啊，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一个美食的节目，你就去拍美食。嗯。这个大家没有什么争议，拍的越美越什么越好。 但是呢，这个导演他有追求啊，嗯，他追求就是人们所谓说的，说啊，我这次啊不仅要触动你们的这个舌苔味蕾啊，我还要拨动你们的心弦。对，这就是美食版感动中国。哎，你衍生啊，这个就有争议了，因为你衍生的，可能有些人眼中中国是是是丑陋的，或者中国的某些角落是吧？是复杂的，对，是复杂的。就是，但是呢，你可能是美化的，你也不能怪他们。 他当然要拍的美。对啊，我我就觉得说，因为那是央视啊。嗯。而且他要拍。你想怎么样呢？而且我认为他的一个理念就是吃就是乡愁。嗯。对吧？哎，你还你还说央视，我还真想起来，我曾经看到过一篇评论，有些人对中央文件很敏感，说是前一阵儿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说头一次在这个中央级领导人的这个讲话当中，还是什么文件当中出现了乡愁。 嗯，出现了，大概是咱们这个这个洗礼啊，要建立社会主义，呃，要建立这个这个中国的新面貌的时候，说我们未来的中国应该是能能满足人们的这种乡愁，所以它这个也是主旋律，对，它也是主旋律，它美食就是乡愁。 第一集筹拍的时候的一个背景，就是当时就是说中央好像有有一个文件，是说要以就是要怎么样推中国的这个纪录片，因为大中国现在一个大国形象嘛，然后纪录片要跟上，嗯，才有了这个第一集跟上了，跟上 BBC 了。 啊， <laughs> 跟上 BBC 了，贴的有点紧。 <laughs> 不是，人家也是那个很坦白，就说我们是学 BBC。致敬，致敬。啊，这这这致敬，跟上 BBC 了。不过本来这一系列的美食节目《舌尖上中国》第一集看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很看得出一些的西方的同类型的片的一种影子。 尤其像我，因为我常我很关心吃喝的事儿嘛，我常看这些节目。闻道是美食。不不不，不是不是，我就感兴趣。比如说，我看到我还荣幸跟他吃过一顿饭。没的？对，我荣幸跟他吃过 N 多次。 <laughs> 对，比如说英国有个节目主持人叫 s t i n 一个很很好的一个一个一个厨师，他拍过一个节目是环英伦三岛。 去看各地的传统的美食制作的方法，这个区的乳酪怎么样？它总有个镜头呢，就是到了最后呢，就是整个镇上，比如说做乳酪的那帮农夫就站在一起，抱着乳酪那么笑，慢镜定下来。其实你就看到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用了同样的手法，呃，但是我不能说这叫抄袭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大家都用借鉴，因为其实后来很多人都在用同样的方法，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的潮流。我们看《舌尖的中国》时，不要忘记。 全世界都在做美食节目，嗯，美食节目是今天全世界最火热的一种电视节目的范畴。比如说，举个例子啊，有一个电视台在美国是一个二十四小时播出的电视台，叫 Food Network 食物频道。嗯，那个频道呢，它火到什么程度？它五年前开了第二频道，就它两个频道，整个节整个频道二十四小时就不停讲吃。 对，这全世界都在拍这个，然后拍的时候呢，都很强调，越来越强调本土食材，本土的传统食物。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事儿。我发现真的是，就说吃的这个东西啊，是这么样的，这个能够满足人。我从来都不看这种节目，是吧？完全不看，完全不看。因为对我来说，他你把精力集中在性上嘛？就是谁说的？ <laughs> 我把精力集中在性上面。饮食男女，因为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是吧？我觉得你看啊，人呢就是食色二欲，对吧？你看，你集中在性上面啊，性老是个稀缺资源，这没变过。或者说，即便不稀缺，但是法律规定你一人也只能弄一个，对吗？嗯。但是只有吃，可以合理合法的。淫乱。三七四，你吃什么换着样吃，乱吃瞎吃，你怎么吃都是受到赞美的。对啊，你别说像我这种人。 我爱吃，我到全世界呃到处听到什么好吃就得吃，可从来没有人，人家就甚至还赞美，哎呀是个美食家，没错，人家我说你怎么那么乱呢？你这太淫荡了，性 <laughs> 性就不是这么回事啊，你不能说咱来个什么批什么批，那你就就是道德败坏是吧？那个沈鸿飞不是老是写那些关于美食的书吗？他但但是他每一次都注明，我所有吃的都不是用公款。 就吃有一个最后的底线，就在这个地方也讲，也 <laughs> 要讲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我没看吃的纪录片，但是我看了青铜器的纪录片，嗯，然后我就发现啊，吃真是中国人的宗教。青铜器就是装食物的嘛。对，你就是说，你看过去说天子九鼎啊，这个鼎啊，你到博物馆去看。 这个鼎是装肉的，那个鼎是装牛肉的，祭祀用的那个是装肉酱的，那个是装谷物的，那个是装大米的。嗯，它，你看它祭祀用的，就等于是咱们的圣物，嗯，神器啊，圣物。中国人的圣物是什么？中中国人的宗教器皿是什么？是饭碗，是锅。说白了，鼎它就是锅。还有酒杯，酒杯。对对。就说哎，你说咱们真是从根儿上，要就说以食为天呐。最古就是祭祀祖先，就全是丹心啊。 在那边有没有吃的，是吧？在那边吃的怎么样？就是这个吗？然后现在都烧房子烧车嘛，什么都有了。我不知道，你看这个西方的这个悼念死者，他供不供饭？这我不了解。但你看中国人 <laughs> 是供酒、供肉的，好像没见过，没见过，因为他们认为人是吧？过去就去了，对，就不需要这些东西。就我们重视吃，就所以我老说，为什么你说这个乡愁啊？有的时候我很就是怎么说呢？ 我很感慨我的这个呃父母亲，就是我的父母亲呢，就是呃到今天吃饭啊，每次吃饭孩子们就跟他们吵架。嗯嗯。那这种吵架到一种什么呀？为什么呢？他这个满桌子菜，嗯，他就吃咸菜。嗯。如果是有菜炒肉，嗯，他就吃那个菜。后来发现孩子们爱吃青菜了，他就吃那个肥肉，就等于啊。 你知道吗？你这个看着就你很着急，于是呢，孩子们也没法吃，嗯，就说你得吃这个好的。那这种争论在我们看来很无聊，可是对他们来说，他改不了，就是他他永远要吃那个最难吃的，嗯，最烂的。我就觉得从小，所以我就说嘛，不管你长到多大，他唯一脑子里想的，嗯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到香港，香港那儿吃的可口不可口？啊，你吃什么？所以我觉得像。 这个《舌尖上》哈，他从一开始就提出他要拍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，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一点，我就完全不没有没有看到过。他每次其实基本上是食物的制作过程，但是这个背后，就像你说这种家庭的关系在里面的东西，很复杂的东西，就好像看的比较少一些。对，而且他的比如说纪录片，如果中国要成为纪录片大国，你不可避免要允许跟公开很多对于负面的情况的纪录片。 那事实上，这才是全球纪录片主流。嗯。那么，但是问题是中国呢，其实有很好的纪录片，真的有相当一批不错的纪录片。但这些东西，我保证大家都没办法在合法渠道看到。对对对。那你比如说《舌尖上中国》第一集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人批评了，说为什么不拍地沟油呢？对对。怎么不拍假鸡蛋、假番茄呢？因为，我觉得那个事实上也是我们的一部分。假如你要认真的拍纪录片。 我觉得那部分不是不能拍的，哎，而且拍出来可能很好玩，它会很有趣。就我举个例子，我其其实我今天我在翻出十年前买的这个书哈，这个《厨师之旅》就是有一个美国人，对对，就有一个美国人他厨师之旅，他是在纽约，他是做这个厨师嘛，很有名的。然后呢，他就自己跑到全世界稀奇古怪的角落去寻找他认为最好的，对他也拍成了是电视节目。它里面反映出来这个地方多乱呀，去那他去那个俄罗斯。 他说叫做伏特加的喝法哈，他先是说，比如说我跟一个呃，就是有一个是俄罗斯的女的去一个菜市场去买菜，哦，我们拍出来的话呢，就是一个人去菜市场，然后所有的鱼上面都泛着金光，对吧？然后他一定挑什么最新鲜的鱼啊，怎么怎么样回去。他然后他拍说是这个女的有三十多岁哈，去到那儿问就买肉说。 你这什么肉啊，比我还老。 <laughs> 但是这个人就说我在旁边看着，我顿时就坠入了爱河。我觉得这个女的太生猛了， <laughs> 这就很好玩。而且他说到，比如他说去喝那个伏特加，他是跟俄罗斯的黑帮的人坐在一块喝。他而且是，他是他他是怎么一个喝法呢？他说先去蒸桑拿。嗯。 嗯，桑拿特别特别热，躺在那边，完了是要光着身子，由一个女的特别胖，拿一个白桦树的枝条抽你的后背，一直抽到毛孔全部张开，就烫死了，然后呢，跳到冰河里面去。 他都上他，然后他说， <laughs> 他说我的睾丸就缩进了腹腔，他说我发出的声音别人以为是有一只猫被挂在了一个毛上。 <laughs> 我听着也像一种色情服务。然后吧，完了以后，这个时候开始坐下来喝伏特加，告诉你这是他们的喝法，这个感觉怎么样？这个感觉怎么样？对但是但是问题是，你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电视台，尤其央视，他要拍纪录片的话，他的目的不在于要最重要的目的啊，或者说。 不是要拍好这个片子，让这个片子好看，而是要拍好中国，哎，就是主题先行，主题先行，它有这么这，所以不能拍这个。他光喝酒，他是要文艺载道的，对，们伟大的中央台，而他的道是爱国主义，是，还不止，你看那个《华尔街日报》好像这次就评论他是跟爱国主义扯到一起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们把他给看小了，他不仅是爱国，他这次提出来是叫敬畏自然，什么感恩农作物，哇。 自然的的比国还要大，对对对对，那么你一大，对你这个主题你一大，你就把自己架上去了，架上去以后呢，那么你这个里面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内容来填充它，它就会有点空。嗯，那么空呢，你就要有的时候不得不。 有点扮演，有点假的东西在里面。比如说，他有一些画面，你很明显，你知道他的就是专门请的这个人到了这样一个地方，他可能本来他不到这儿来，就是偶尔会来或者怎么样，一定要穿上他的这个厨师制服，跟已经可能很久没见过人的面的人再要去握手等等。当然，你纪录片的安排里面是会有这样的东西的，但是现在全世界的潮流是越来越少去摆拍，或者尽可能他摆的让你看不出来是这样。 但是你，但问题是你如果自己把主题定的那么大，架上去了，就好像不得不哎，你说的很对，就跟张艺谋的奥运会开幕式异曲同工，本质上是一个一个路子，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个东西啊抬到一个神坛上。 嗯，这个神在这个神坛上啊，哪怕一切人间的故事啊，我们这个解说员呐，都是那种凝重的朗诵，对对对，对吧？都是那种深情的朗诵，意义赋赋予很多这个人为的意义。一个人关个门，他就说。 什么关于第二天什么新的什么这那这那，就是特别宏大的一个叙事。我这么做，那个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什么说萝卜什么拔出萝卜沾着泥对吧？他这个是萝卜拔出来洗的特别干净，我看不到任何的泥土在里面，是这么个感觉。我还听过一个，你知歇后语叫什么？水仙不开花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装蒜。 水仙不开花，你要装蒜呢？你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我，你看这个美食啊，不光是宗教，而且还是外交。嗯，你可以看看两张照片。嗯，这个前一阵啊，你看这安倍，嗯，就领着奥巴马，吃好喝好，到寿司店。嗯，然后说这安倍一连吃了二十道菜，实际上奥巴马吃两口就没吃了。 俩人聊的是极不愉快的话题，就是这次的这个没给他签，对，没签。但是最后好像对，但是他偏偏要选这么一场合你再看下边哎，这个是谁呀？俄罗斯的那个梅德韦杰夫。梅德韦杰夫，奥巴马就跟他选一个汉堡店。嗯，你看都是用这种，呃，包括前一阵儿这个这个咱们这个习习习主席也是请包信封包子，品尝包子。还有就是呃，米歇尔奥巴马来了，请他到家里。 家宴，对，哎，你看都是吃啊，这个吃它确实能改变气氛。那当然，包括现在法国有一些名菜，呃，一些最传奇的大厨当年就是主持过一些很重要的皇帝宴会，比如说历史上影响法国菜很深，真的有这么一场宴会叫三皇之宴，奥匈帝国皇帝、俄罗斯沙皇跟法国皇帝坐在一起吃饭，那道饭上面的一些的菜色。 到今天都还是经典。你说为什么人类这种模式啊要请你吃饭呢？比方说，为什么我要请女孩子吃饭？那比如咱们下午不能坐下来说说话吗？那就下午茶了。 <laughs> 啊，你看，坐开始吃。吃饭它有个借题发挥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吃饭里面大家的气氛比较，咱们先说说菜嘛。 你可能跟人家谈话你不好，大家坐下来就干聊。不用那么集中嘛。对。我你看，我是看的一种那个，有一个动物研究学家，他说，男人请女人吃饭是远古的遗存，这表示啊，这男的就给暗示给这女的，我有能力养你，我有能力跟着我有吃的，所以 <laughs> 请请吃饭。所以女的不准请男的吃饭，对吗？ <laughs> 女的，女的吃饭，男的就请男人吃饭，男的就抢着买单。 怪不得我以前抢买单，人家总说我你这样就嫁不出去。是，幸好嫁出去了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其实，呃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理由，因为我们不只是男女之间要请吃饭，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会议，像那些重要的外交场合都用吃饭。嗯，一来是因为吃饭轻松，二来是因为吃饭恰好本来就是为了让人约会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是。 所有动物里面唯一定时吃饭的动物是吗？你想想看，狗会分这是早餐还是午餐吗？可是好多外国人就是觉得中国人不时不刻在吃。对，当然这是另另一个情况，但人类是所有动物，包括社会动物里面唯一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，没有动物这么想的。